兰州，兰州在哪儿？在这儿。晃一晃，病消散。等你好了，二公子带你骑马。你在这儿守了几日了，去歇歇吧。无事。 守着你，我安心。晃一晃，并消散， <laughs> 像是在哄孩子。是啊，这其实就是个抱小孩的姿势。从前我出疹子，我娘就这么抱着我。今日我这么抱着你，你要叫我什么？ 叫你爹，感 <laughs> 动吗？ <coughs> 二公子以前驯马也是同吃同睡的，那时候浪淘血精还是匹小马驹，我们被大雨围困也是这样依偎着去的，他兴许都忘记了。 你可不要忘，感动就记着，日后还给我。兰州啊，兰州在哪儿？兰州在哪儿？泽安，我在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。 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二集。 乔哥，总督等着给镇府大人喂药，药熬好了吗？关沟已经挖通了，今日不急，叫总督再等等。总督可着急了，都已经九天了，镇府大人前几日尚能清醒，后边就一直不退烧，吐得厉害，药喂进去了，半夜也会吐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要着急，主子会好的。自疫病爆发，韩进说八大营要巡防，就彻底把疏通关沟扔给了禁军。 总督天不亮就要带人挖沟，晚上回来也不愿意休息，一直守着镇府大人。你盯着点总督，他日日挨着我主子，要是也染上了，这边也余不出药了。我听李北的哥哥们讲，萧家是天命钦点，那体魄不是寻常人。永宁年落霞关闹过瘟疫，王爷当时带人处理，也没染上。谭台虎也身强力壮，不照样说倒就倒？多留心也没坏处。 早上的药你喝了吗？喝了。嗯。谭台虎今日怎么样？从昨儿个开始就不吐了。陈哥说是他身体强壮的缘故，而且咱们呢发现的及时，没事的。人没清醒，就不能掉以轻心。啊，是。你和丁桃年龄小，跟着哥哥们也受苦了。不苦的，夜里为了照顾我和桃子，哥哥们也都是让我们枕在你们腿上睡的。我不苦。 <laughs> 好孩子。 你给哥哥看着火，我要跟他们谈谈正经事。啊，好。哟，都在呢，怎么了？跟你谈点要紧事儿。这病在太医院和锦衣卫都有记载，你看过吗？嗯，丹城发病的原因你清楚吗？叫总督。 我主子病前，在这查过锦衣卫的记档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着病，但是主子他还没清醒，我只能和你谈。兰州说什么了？说这病来的不寻常。丁桃，给总督背一遍丹城疫病的详情。你小子过目不忘，还记得吧？嗯，永仪年丹城发病是夏天，起源是乱葬岗。 开春前扔的尸体，泡后边泡得发臭，前头还开着熟食铺子。当时天热，蝇虫乱飞，开铺子的店家就病了，自以为是风寒，抓了些药继续开铺子做生意。哎呀，那些熟食卖出去，又跟着病了一片，丹城州府才觉察不对。可去都怎么就发病了呢？我说句实话，总督也别觉得冒犯。 在东龙大街，染花柳病才是正常事。这次怎么那么奇？起的是丹城疫病。丹城疫病到底没有一个确切的发病说法。这次又坍塌又大雨，大家都在水里。兴许， <laughs> 鄙人疑心病重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觉得这病是从天而降。你是说， <laughs> 天人下凡就遭难，不巧吗？ 这几日宫内都没再往外边传过消息了。总督，关沟是通了，可这事儿，我怎么看着像才开始？天宫住的都是仙人，仙人惜命，不敢这么玩。你说的这种可能，只有走投无路、孤注一掷的人敢做。那就不知道了。司礼监现在缺了能掌管二十四衙门的大太监，许多事情。 处于无人督察的混乱中，要是真的有人带了什么进去，糊弄一下就能过去。咱们禁军和锦衣卫全部是外兵，我觉得这事儿不防不行。总督，镇抚大人醒了，都在此候着。我进去看看。是。兰州。 伸手是想摸哪儿？摸，给你摸。你胡子长出来了，扎手，摸着不舒服吗？舒服。 <laughs> 摸得劲儿了吗？ <laughs> 差点意思，扎的我好疼。哪儿疼？这会儿撺掇我。 不是时候吧？想哪儿去了？就是看看你，不给看，回去看。来，我喂你吃药，药不烫了。来，张嘴。主子，进来。 主子，我刚跟总督沟通了今日详情。这次疫病，从头到尾都很蹊跷。不错，我也疑心我花楼的坍塌不是偶然，而是借着东龙大街关沟堵塞一事，蓄意为之。皇上登基不过半年，如今百废待兴，正是所有人时来运转的好时候。谁想要他死？宫中的事宜我们不好查证，须得有个合适的人在里边才行。 上回你要查湘云，可有查出什么？顾今，你说。我挨个查过，湘云的恩客不外乎那么几个人，都跟上回做伪证的事情没有关系。皇上还没有醒，疫病也没有彻底消退，不着急在这一时。关沟已经通了，大家这几日好好休息，都退下吧。是。 安州，这几日你睡饱了，二公子还吊着精神呢。过来点儿，让我抱着你，给我当被子盖。披着长衣睡吧。你披着。你太瘦了，抱怀里硌得我。等到秋天了，离别的野味也来了，那会儿好好养养。 冬天就能跑了，太困了，陪你二公子睡一会儿。 兰胳膊压麻了吗？嗯。叫醒我不就好了？怎？嗯。你睡着了还叫着沈兰州？日有所思了。你前面问起湘云。 是想到了什么事儿？慕如是皇上买来的女孩吗？她是晋城人士，当初下扁庄子将她送给皇上做生辰贺礼。怎么？你觉得是她？皇上因为行刺案彻底厌弃了内患，能帮助他出宫的人只有慕如，但总要有个理由。 他如今没有皇嗣，应该比旁人更加在意皇上的安危。能布这样的局的人，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，得有个目的。先帝驾崩，华家跟着失势，还波及到大周各个地方的局势安排。这半年里，海良已与世家形成了对峙，勉强稳住了局面。若是皇上此刻遭遇不测， 对谁都没有好处，得等到皇上醒了才能知道更多东西。此次工部出了这样大的纰漏，工部尚书潘祥杰难辞其咎，一定会被弹劾流刊。你见过户部的吏须梁翠山了吗？见着了，他倒是个勤快的人。我让他把这几日的药材进出都详细记录了，待出去后，户部和督察院会来查账。 你把这册子交上去就行了。做得好，禁军自己有笔帖是在记录，但到底不如户部的人作证更有说服力。有了这本册子，禁军就不用和户部撕扯了。 <laughs> 你不想见户部的人，他们也怕见着你。上回全昌寺的事情牵连了王显，我看他已经被调去了礼部，是你的手笔吗？如果是。 你就是帮了他一把，他是要对你感恩戴德的。我与他本无私怨，以往要债也都是公事。他因为我受了牵连，把他挪去礼部，也仅仅是权宜之计。你该不是想要顺水推舟，把他放去中博？你这也能猜到。你为拆迁补贴提了个好主意。磁州州府周贵如今正与我们交好。 在他手底下放个王线，他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中博六州今年一定会着重督办，但是不论朝廷派谁去干，此州都必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此州挨着东北两马道，必须要盯紧。这是为离北铁骑盯紧粮仓大门，还有全城司，这仗是薛修卓处理的吧？正是他。薛修卓吗？ 这个人你怎么看？他风评很好，在八大家里人脉广布，又与海良仪为首的寒门官员相谈甚欢。但我对他入朝前的履历一概不知。我倒清楚，问我呀，你说，这怎么听着不像是求人的语气呢？哄高兴了才给讲。策 <laughs> 安。 光说不练假把式。二公子不吃这套，你吃哪套？你自个儿来摸索。我是怕有些人心口不一，谁心口不一？二公子这么坦诚，确实坦诚，也够硬， <laughs> 才睡饱。 攒了好些日子，给点甜头。大病初愈，还是兜着吧。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谁舍得让你再踏上十里？我舍得。你舍得？这会儿说什么都是哄骗人的话，上了他，全都不作数。 我哄骗你时说过什么？想听全，就先与我说薛修卓。想听什么？薛修卓是薛家偏房庶子，在家中备受冷落，耽搁了学业。这个人看着儒雅，为人处事很有一手。薛修卓十一岁入学，很快就崭露头角。可几年后，姚文玉入学，薛修卓的风头就断了。 再后来，姚文玉入了海良仪门下。然而，当初先向海良仪投递名帖，甚至三度叩拜的人是薛修竹，奈何海良仪不待见他。谁都没料到，薛修竹不但没有恼怒，甚至姚文玉拜师礼那日，他还是捧官人。海良仪宅院的亭子塌了，也是他去修补的。薛修卓很崇敬海阁老，我查他过往的督察考评。 和刚入世那几年的策论，都是有关开源节流、规整地方田册的论述。海良仪曾经在户部任职十几年，为追查账目清白，任命薛修卓做了户科都记事中。他如今的人脉，就是在那会儿建立的。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八年，考评皆是优异，早该升了。海良仪是有心压着的。看来海阁老是被他的赤诚之心打动了。 竟情愿花费时间打磨他。两个人不是师生，也胜似师生。他任职户部都给事中，手底下管着账，可以下去地方。他若是想跟谁交朋友，太容易了。南临猎城时，检举花思仙的账目，就是觉西布政使江青山和薛修卓一块查的。当年去都拖欠觉西赈济银子，江青山一力承担。 才没让崛起十三城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，是个铁腕子。他跟督官不打交道，却跟薛修卓以兄弟相称。薛修卓交朋友的本事可见一斑。现如今海阁老提拔薛修卓，都是他自个儿的能耐。他说不准，真能入内阁。我留意到薛修卓这个人很矛盾，他前几年的策论都是有关民生的，但他又跟谢红轩等世家子弟分不开。 我觉得他城府很深，权城思一事就足以证明，薛修卓此人从不是随意行事，而是深谋远虑。你不是说去都内藏着个能推动局势的人吗？会不会是他？六年前钟博兵败，他品阶不高，年纪又轻，资历难以服众，怕是无法操纵这些世家老狐狸。嗯，关于那个人，我们了解的线索还是太少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藕花楼塌了，倒也不是没有好处。西红轩这次吓破了胆，以后再想找你吃酒也难了。酒在哪儿都能吃，香云没了，二公子才是亏了。美人多的是，眼前不就有一个？没个五百两，我可不陪着吃酒。我穷死了，没钱，只能送点别的。 你要是不要？什么稀罕物能让我心动？说来听听。二公子一表人才，怎么样？我沈兰州玉树临风，揽镜自赏便是了，不要别人。你还是不会玩儿。自赏哪比得上我来赏有滋味儿？镜子两个人照，才叫活色生香。活色生香。 何以见得？百闻不如一见，赶明儿跟我试试，不就知道了？ <laughs> 二公子这是做什么？莫要乱来！好一个清心寡欲沈泽川！我怎么不认得是哪个？那是沈泽川，你叫的是沈兰舟，你要哪个？我两个都要。 我就这样烧了水，凭良心让你洗，兰州，我想，我，兰州，我是谁？策安再见。 大人今日好些了吗？啊，卑职理清了账目，特来汇报详情。镇府大人大病初愈，只是忧心染给各位，今日便不见客。这账若是方便，稍后我替大人送进去。大人无事就好， <coughs> 今日不便，卑职明日再请见。那人是谁？报账的吗？是户部的利胥梁翠山。 我叫他明日再来。嗯。老虎的烧退了吗？烧已退了，人也精神了。走，去看看老虎。是。街上的水退了，天也晴了。招罪寺待不了两日，宫内就该有消息出来了。你多留意。是，主子。谢红轩呢？醒了。 但是八大营的人看得紧，不让别人进。不着急，皇上也该醒了。这一遭西红轩跑不掉，督察院就等着参他了。对了，上回让你去办的耳坠子，他们打好了吗？过几日回府，我顺路去拿。我嘱咐他们尽快做，这会儿也该好了。但是哪有主子自个儿去的道理？我跑一趟便是了。这东西我得亲自拿。是。还有。 这扇子给你，拿去丢掉。啊，丢掉？嗯，丢掉。是。总督，我们到了，进去吧。参见总督。 你才醒，坐着便是。今日如何？回禀总督，烧退了，饭也能用了，今日就能当差。不急，你那日病起突然，军医是怎么说的？这病，太医院也讲不清缘由。咱们禁军在教场训练的时候，我打着赤膊淋雨也没染过风寒。 总督让陈阳整理的病患名录我也看了，虽然也有老幼，但还是以青壮为主。政府大人，兴许说的不错，这次疫病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不论是哪一种，过了这么久，多半也把线索处理干净了。得亏染病的是我，要是病了总督，去都巡防可就乱了。这点倒没想到。 罢了，烂账嘛，挨着咱们就还有后招，紧张也是无用。你今日也好好休息。你家里收养的几个中国孤儿，这几日谁在照顾？谢总督关心，进来前我托付给了陈阳，现下在禁军办差大院里，有兄弟们照顾呢。你不是禁军援户，没宅子也没媳妇儿。 养几个孩子不容易，你这次临难挖沟是病倒的，当记一功，开春升为经历，往后除了月俸，走我的私账，再给你拨一份养孩子的钱。这怎么成？当初总督没准我出去，仍旧留着我当差，我便已经很知足了。功过相抵，你该得的。多谢总督。陈阳，这次挖沟的兵，全部记到分营。 疫病是玩命的事情，只拿银子算什么？往后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按功过考绩升职调遣。像老虎这样的，一家老小，我萧三都担了。是总督。 刘香，穆嫔还守在皇上跟前。惠太后，寸步不离呢。竟做到这个份上，患难与共，这份情谊可就重了。待皇上醒了，穆嫔就该出头了。姑母，这穆嫔看着娇小，倒也是个有胆色的。 <laughs> 没有点胆子，哪做得了皇上的心头好？ 哀家本想以蛊惑圣听的名义打发了他，可他知道挨着皇上就是免死金牌。这么一来，后续遭罪的就只有西红轩。先前打压萧池野，又折损了魏怀兴和傅林叶，眼下禁军疏通了关沟，萧池野必须得赏。几次下来，世家竟是半点好处都没沾到。 西红轩因着调入户部考公司得意忘形，这如今被人当成了石头送给萧池野采，罚他也是该的。再者，听说年前大雪，李北世子给了中国磁州赈济银两，这次萧池野能把户部说通，也有银两的功劳。经此一事，磁州因此跟李北成了患难交。 往后朝廷再派布政使去管理中博六州，也得顾念几分李北的面子。此番最受益的便是萧迟也，说是他放的疫病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说起来，穆嫔身体这样好，怎么还没有皇嗣？打发不掉他，便只能拿捏住他。要说受益。 穆嫔也因祸得福，她还有个弟弟，姑母记得吗？嗯，太后，就是那个叫风泉的内患。哀家依稀记得这么个人，他不是认了潘如贵做爷爷吗？潘如贵斩了，皇上为了穆嫔，偷偷把人留下了，是不是？风泉得过姑母的提点，想必还记着姑母的恩情。 姑母，他们姐弟两人如今无依无靠，您推一把，于他们而言就是观世音菩萨。那封权是个宦官，叫他回来。二十四衙门空缺那么多，刘香，给他安排个好差事，算是全了他们姐弟的念想。是。对了，启东回信了没有？ 婚期排在秋时怎么行？那启东、苍郡秋日风大，我们相依若是那会儿嫁过去，哀家舍不得。其实雨回信了，说是全凭太后做主。雨欣一同送来的，还有专门为三小姐准备的河州的绫罗绸缎，打的头面也很用心。迎娶相依是天大的恩宠，不该用心吗？ 该的，为着不委屈三小姐，启东选的迎亲队全是有脸面的将军，带队的正是戚竹音。戚竹音来迎，她一个做女儿的，辈分上就矮了一头，也亏戚时雨想得出来。哀家专门成书编剧，要边沙伯陆平烟来迎，可他百般推拒，不就是冲着李北王的面子不敢应吗？ 哀家倒想看看，日后李北能帮他们什么。太后息怒，启东。太后万安。适才寝殿里来人说皇上醒了，快起驾。 主子，听闻禁军个个都行赏了，人家全都升官发财了，我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啃着土豆吧？记着吧。哼， <laughs> 萧二御下有方，他能在几年的时间里，把禁军巩固成他一个人的铁桶，还是费了心思的。关乎安危的事情，费点心思也不奇怪。 禁军是他心魔的刀，自然要越趁手越好。谭台虎是他从外边扩充进禁军的将领，以谭台虎为首，这批人管不好就是祸根。时机和人心都必不可少，小二样样都拿得正好，把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祸根也成了定海神针。谭台虎这种性子，往后就是别人千金贿赂，也难以撼动忠心。 哎，这么一比较，主子，你也忒冷清了。锦衣卫跟禁军不同，锦衣卫都是有家世门槛的人，个个心高气傲，冷清才正好。韩城担任指挥使有些日子了，往下打点的赏赐也不少，可背地里几个人念着他的好。也是，人人心里都有杆秤。 土豆好吃吗？还成。吃了土豆，晚点肉就别吃了。你跟了我，胖了得有七八斤吧？呃，那，哈哈。主子想听曲儿吗？我会弹还会唱，银子就不要了，赏两块肉总行的吧？你出去吧。还真是无情呢。哟，总督来了。嗯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 睡得还好，一般般。床榻冷清，想来睡得也不踏实。对了，眼下你那宅子也拆了，过两天出去后，打算住哪儿？流落街头吧。我在梅宅后面有个小院子，你要吗？挨得太近，容易叫人生疑；可离得太远，几日也见不了一回。 朝上见， <laughs> 嗯，怎么这样看我？ <coughs> 没什么，单是朝上见，独生粉，那怎么办？对了，我的扇子呢？丢了，陈阳弄丢了。陈阳，总督，镇府大人那扇子，你怎么弄丢了呢？ 哦，政府大人，卑职，卑职知错了，退下吧。就一个扇子，二公子替你赔了。谢总督。那象牙扇俗死了，我送你一个，行不行？俗也是从西红轩那儿得来的。回头我去见他，没了那扇子，怎么装个俗胚？我送你一个更俗的，镶金还是黛玉？ 早都说了，二公子有的是钱。开春封山教场又翻修，这位萧二爷，裤腰带勒紧了吗？你马上就要穷的食宿了，哪来的银子镶金待玉？怎么，这就要查我的私房钱了？哟，还有私房钱？哼， <laughs> 多着呢。 <laughs> 那可真是要……主子，宫里边来旨了。 就只下好作伴，往事千钧悲欢，梦外一生轻唤。无情世界，谁比谁孤单？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血海无岸。生天一线一步步谈判。执念在我命。 让他跪！这位置给他擒杀，连阁老的面子都薄了，他还敢拿枪？六年前钟伯兵败，我大哥彻夜不休前来护驾，陆广白更是苦战三夜才得以突围，而后马不停蹄就来解去毒之难。皇上今夜所言，诛的是萧路赤诚忠心。他请来的人都是江湖高手，这院中却未有打斗痕迹，想必是纪刚师傅有所提防。 太傅也没有抵抗。一傻一疯，算什么大人物？二少若想要，与我讲一声不就好了？若是齐慧莲都不算是个大人物，那海凉仪也不是什么戏啊。兰州啊兰州，你藏得够深呐。既然是凭素愿的酒，自然不能这么寻常的就喝。镇府走个交杯。 好，侯爷，请吧。